锵锵三人行，那天咱们跟这个丹青老师聊天啊，聊到最近这个斯诺登，咱们说到一事儿，说事情常常是年轻人干出来的。哎，他来神了，他说：“哎，我想到要讲的了，你想到要讲什么？”也， <laughs> 咱们咱们那天说那个年轻人的事儿，我倒也不觉得，我们不能太强调，就是美国，比方说特别。 比方纵容年轻人去做什么？我我我感动的是，他们三代之间的关系特别好。你每年看奥斯卡奖，嗯，你说是不是？一个是要纪念当年死去的演员，第二纪念这终身成就奖，嗯，呃，第三呢，当然很多老人嘛出来，但是每一届都会出来新脸，嗯，而且包括很小的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嗯，哎，就是。 他永远这个衔接呃，这个链条没有断过，没有断过，哎。哎，我插一句话，我问啊，也就是你比如说奥斯卡那个哈终身成就奖那个上来，全体都站起来，真心的为他鼓掌啊。你看咱们中国人呐，就是年轻人在老师辈儿的人面前啊，你看甚至于我啊，我要有什么要求，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跟我的领导。 谈话，当然，因为他是我的师长辈儿，就是莫名其妙的，你会觉得就这个就是没法说。我不知道在美国，儒文化的后果。美国的话，一个年轻人和他的老师或者他的领导，比如说在一般社交场合，他说话会不会有点缩着，或者有点谦卑？他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永远鼓励你说话。然后到家庭里，你去看，就是爹妈跟孩子说话都是商量的口气。 呀，然后稍稍大点，还没到十八岁，差不多就是一个一个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啊，在这这亲属上是是是还是个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但人格上是平等的，啊，这小孩不会认怂的，这脸上没有遮拦，看到大人，嗯，哎，你家里来个客人，嗨，他就进自己房间了，这很多很多小节加起来，所以年轻人不怕大年纪大的人，年纪大的人也不。 也不怎么说，就是永远要在小小孩面前证明我比你大，呃，你得听我的。这这只有儒家文化才有的事情。所以这个这个变化正在形成，在中国相对有教养的家庭里面，高层的、中产的或者是老百姓家里，我发现呃上下两代关系慢慢在现代化，就没有那么专权，那么那么。 那么咱们从前叫封建社会，这个情况在改变，但是因为这个惯性太长了，它两种结果，一种太自由，就就就你刚才讲的，哎，就就没大没小，溺爱，哎溺爱，哎，还有一种呢，就是就是太纵容，嗯，太纵容，就是那种富二代、官二代，还有当然老百姓家庭也有，嗯，就是尤其一孩政策以后，啊，反常。 都反中国总是从这个极段走到另一个极段，哎，而且我们还有另一个情况也很奇特，你比如说不讲所有领域，专讲文文化圈或者文艺界啊，嗯，在美国或者有一些国家，我看到他们年轻人对上一代人那个态度是怎么样，他会觉得没错，你的东西是属于过去了。比如说从电影来讲啊，这个人是个老人，他已经过去，但是他还是呃会尊敬。 你历史上的成就，尊敬你做过的事情，嗯，他们愿意承认这一点。那像，但但他们一方面比较平等啊，但是年轻人也还真的是会尊敬一些呃长者。嗯，但我们这里情况很奇怪，我们这里是表面上他很尊敬你，对，实际上都想干掉你。 <laughs> 然后呢，当然年轻人从来都有一种弑父情节，嗯，但在中国我觉得好像尤其严重，就是那种呃表面看着你客客气气。 但是实际上，你觉得他们好像一帮人总在想着是，呃，怎么样把你们灭掉？其实是心里面是瞧不起你的。我我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讲的。我我明白，我明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我我形容为婆媳关系。嗯。就我真真拿你没办法，你是我老板，你是我领导，你是我教授，我拿你没办法。有一天我熬到婆，哎，我也这样对下面。对。哎。 这个是更普遍的情况，嗯，因为中国的这个权力结构，然后这个这个传统，然后今今天这个现实，你没办法，你得罪不起啊，真的得罪不起，要你走就走，嗯，哎，所以他他慢慢人格里会会攒这个东西，攒够了以后，老子今天在位置上了，嗯，就就就他的记忆都跟着他，嗯，然后就折磨下面的人。 嗯，对，我也觉得是。就在中国，有时候办事儿很麻烦的，就是啊，这些管事儿的在某个位置上的人，他来这儿上班啊，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尊心的。嗯，这个你就很麻烦。但问题是，他年轻时候可能也是被羞辱的一塌糊涂，好不容易才今天当到这个老板，当到这个领导。嗯，呀，那难道美国就不是这样吗？没有这种？有尔虞我诈那种不公平，然后欺负人。 它觉到处都有，到处都有。问题是，一个是大文化不一样，它还是一个所谓人权啊，然后这个这个怎么说相对平等啊，然后啊，最后还有一个法治在那儿，哎。所以我我刚到美国非常惊讶，就是爹妈怎么这么跟孩子说话？就怎么说话？太客气了，哎，很客气，很客气，然后很理性，很理性。如果要争起来，就双方忽然在第一波怒气起来以后。 会立刻都平下来。I'm sorry，这个这个这个这为马上为刚才那就，然后它有一个一个普遍的一个游戏规则，就如果你说 I'm sorry，我这边也立刻就降格。对，哎，就是就是，方怒是破相的事情。嗯，哦，这教养也就得这样养成了，哎，就是就。 像个网络一样的，就大家都在这个游戏规则当中。比方我女儿在在在小学里上学，那上学呢？比方东欧的孩子、南美的孩子、这这白人孩子什么这些，有时候玩的很好，有时候忽然因为种族的关系、种种原因，就小孩子就不理了。不理以后，我发现没有一次在过了一阵以后，都会塞个条子过来，I'm sorry，就就请你原谅我。他是一个会道歉的社会，坏事照样干，哎，但干过以后他会道歉。 嗯，非常非常多。你去看任何美剧，这是每一集里都会有的。你稍微注意一下，嗯，这一点点就相差太大了，就人跟人关系就相差太大了。嗯啊，中国社会好像死不道歉，一般家庭嘛，这桌子一拍火上来，你你们拦不住我，我老子今儿个怎么样？哎，嗯，这你在国外这是破相的事情啊！不要说有个人在，你就一家人在那里，你发火了，大家立刻就不吱声就其实行啊，你发吧，哎。 就是羞耻的事情，啊啊！哎用不着很有教养的人，都都都都会这样。啊，其实它是形成了这么一个氛围，哎在这个氛围里的人也就习得了这种这这种交往方式。咱咱咱咱们来说那个，就美美剧，是 <laughs> 我我我这真是太奇怪了。我在纽约就是长年累月就看中国连续剧，嗯然后回来以后我是不不要看美剧的。 <coughs> 可是这些年美剧变化，自从什么《性与城市》一路过来，《绝望主妇》嗯，我现在在北京， <laughs> 所以有时间我就看看美剧。嗯，最近看的两个刚好跟咱们昨昨天谈的那个那个那个事事事有关系。哎，就是一个《纸牌屋》，一个《国土安全》。嗯，哎，你们你们看过没有？我们都聊过《国土》，我没国土安全。但我看过《纸牌屋》，吓坏了那个国国《国土安全》。就当然这光是光是这两个剧有大量可以谈的东西，就是其中。 各有两个年轻人决定了整个剧情。嗯，一个就纸牌屋里那个小记者，非常小，等于咱们这儿八零后，是小记者遍地都是。嗯，就靠他一个人，当然不是靠他了，就是国国会那个党鞭也利用他，但也他也立刻知道怎么配合，怎么怎么上这个杆子。嗯，呀，这一下子就是很多轩然大波，就从这这这这小孩手里出来的。嗯，而出了事儿以后，他又知道进退，他知道怎么自保，然后又知道怎么护人。 哎，嗯，当然，你你你你说这个是剧，但是我自己都经常见到，在纽约，有这样非常干练的小孩子，地位非常低，嗯，哎，但是表现出色，哎，这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国土安全，国土安全那个 carry carry 这。 一切从他开始，其实，哎，他盯牢了这件事情，就是家伙有问题，对，就是在所有领导那儿都都都受阻。但问题，这个故事是美国所有这类、这个这类谍报片都都都有的，就是领导就就就就就不相信年轻人，嗯但他最后总是会让你相信，就亏的是他，嗯，哎，这事儿给给给给给给给破解了，哎哎，嗯嗯嗯，哎，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完全虚构不可能。 他他他照咱们说法很有生活的，嗯。据说克林顿看了这个说现实政治比这个还要可怕。嗯。据说我不知道克林顿不不不，对不起就那个的奥巴马奥巴马奥巴马看了国土安全说真实的政治要比这个还要还要险恶。嗯，我不知道他怎么有时间看看这个啊？哎，这我觉得都是不是没看全了，但是我没看，都看好莱坞学习。以前不有句话叫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嗯，呀？我想在今天这个传播世界，有时候真理在。 很年轻的人手里，嗯，啊，他未必对，但是不要说年轻人，包括孩子，嗯，孩子他人大了才虚伪嘛，嗯，才知道事情的厉害，才知道想各种计去去去圆这个谎。其实越小他越真挚，他对危险、对怀疑的事情，然后对他感觉到，但他还说不出来是什么事情，他真比所有大人都敏感。 嗯，那你放到政治的事情，放到情报的事情，你你真的不能忽视一个年轻人。而且，而且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嗯。那么，所以他立国以来，他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是个年轻的国家。他跟欧洲的分别就在于，他比较没有更多的呃包袱。嗯。那个时候，那么多人移民到美国。 为的是要放开过去的背后的种种的东西，寻找希望。所有的移民去美国，其实都是想再当一次年轻，人，就是个年轻的国家，对、最年轻的国家。哎，所以你看他这种文化里啊，你这么一说，我还觉得他真是里边渗透出有点反老、反权威。这个你看，往往总统是错的，这个上级。 是是是错的，往往一个，但是他另一面，他规矩很严。嗯，就总统就是总统，嗯，情报局长就情报局长，对，就是这个程序命令，哎，然后层级，又非常非常严，绝不像咱们这儿，就只要有走关系，你什么事儿都会会发生。 <laughs> 但是你看，你刚才讲这个。 呃，跟跟我的一个观察呀，也有这个角度不一样。嗯，比如说你说年轻人最真挚哈，嗯，可是实际上他甚至不知道他自己有多真挚，嗯，他会用很可怕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并不说年轻人都对，闯祸的都是年轻人，嗯，哎，但问题很多事儿就是闯祸闯出来的，嗯，哎呀，对不不，你要说的是什么？对不起，我要说的是这个。 <laughs> 我觉得真话，现今天在中国，我感觉到的，真话往往还是他这个年龄的人说出来的，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说出来。所以，我我倒是有个相反的观察。你看，平常咱们去主持一些年轻人的这个活动，我就就发现，我说怎么年轻人说的都是假话？n o 我跟你说，这个这是我最难受的，这是这二三十年教育的结果。我年轻的时候，就文革时候不是这样的。 哎，文革的老人不敢说话的，中年人不敢说话， <laughs> 说说了完蛋，哎，就唯一敢乱讲话的 <laughs> 反而是年轻人。当然，再不要说红卫兵的不用说了。哎，我只是真话假话不去说他，就敢说话或者说话不知轻重的只有年轻人。嗯。可是现在，看的太难受了，就是八零后九零后好世故啊。嗯。因为他非常清楚，这这个这个这不是吃吃不了扛着走啊。 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几年中国有一种特事故了？嗯，中国这几年有一种特产叫做敢讲真话的老人。是很多什么社会科学、政治各种领域，所谓敏感事件，很多时候都是老人来揭发。很多的时候这几年不是特别多吗？有一些我们说一些知识分子啊，大家很敬重，什么什么老先生，什么老先生八十多岁、九十多岁。 他这时候他说这番话分量太重了，因为他说的是真话。所谓老人就是我这一代，人，我这一代人其实就是文革记忆。文革记忆呢，文革的时候大家集体是恐惧，今天是集体是是事故，嗯，集体是事故。那会儿集体是恐惧，可是我们这批老人在当时是八零后，是当时的八零后、七零后、九零后，呀，而当时的文化是鼓励你说话，嗯。 毛毛的文化是鼓励你说话， <laughs> 然后再打死你，而且有点太鼓励你说话了。大字报就是一个形式，哎，然后是各种集会，各种各种，那那那那不叫讲演，那个就是大家大家斗嘴的那。所以这个记忆跟着我们，我们到老了以后，我们可能只和这个习惯还没还没，我们也是满嘴空话大话。我们这代人，这老老人太多了，但是我们不像现在孩子这么世故。 就一句话出来都想过，哎，而且其实我觉得啊，这个老也不叫老人了，就包括我这个岁数的人啊，其实也是世故的。但是好像呢，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经验，或者说是这个这个这个能力，哎，能够在能对能只能够在说真话和世故之间呢找到一个平衡。 听见他能说出一些对他没有什么危险的一些所谓真话，反而你看我看到年轻人，我发现是什么呀？他还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局面，于是他只能去模仿。 模仿报纸上的说话，呃，模模模仿领导说话，因为他完全不不知道。你看，反倒是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其实这里边有种深深的狡猾，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啊，就是，哎，我能做到，我觉得说完这番话，我也没违违反我的良心。可是我也知道，谁也逮不着我。你实际你是到了一个年龄， <laughs> 你有了这个经验，你年轻人他没有这个技巧，所以所以就会出现刚才我讲那种。今天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中国为什么这么多老知识分子？ 敢批评一些东西啊，敢说什么东西，很多人就说：“哎呀，他们也也年纪也差不多了，嗯，就再不说也没得说了，而且说了又能拿还能拿他怎么样呢？”呃，我们是正好反过来的，真话是在在美国的文化里面，他们电影里面、电视里面总是年轻人在说真话，我们这边总是老人在说真话， <laughs> 年轻人正在学习说假话。你看，你想想这个谁啊？这个季羡林讲的这个名言，嗯，就是。 假话全不说，嗯，真话不全说，嗯，这老狐狸啊， <laughs> 这老狐，这这个人能分清真假风险之际，这是需要嗯很深的事故。这是恐恐惧教育嗯，啊，恐惧，恐惧的教育嗯。可是你觉得真的像那个时候，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年轻人放胆想怎么来怎么来，嗯。 不是说那天下大乱吗？一部分，一部分，呃，因为在文革初期是年轻人被纵容这样，大面积被纵容这样。嗯。你想可以打老师打校长，嗯，哎，可以造反夺权，那，那这代人他这个这个行为记忆和话语记忆他会一直跟着他。嗯。后面的种种别的经历，上大学、出国什么，或者 <coughs> 做生意，嗯，他可能改头换面，但他青春记忆不会不会走掉的。嗯。啊。 你说那个时候的人呐，知深浅还不知深浅？我刚刚还看到一个那个时候的红卫兵，他就说他一直就背负着一个负担。他现在现在好像要要忏悔，他说出来。前阵子就有人道歉嘛，对他打死人，打死人。当时是当时打架好像不觉得会打死人，但是他就恰恰出来一个，他说我拿着个棒子量卡车的人，还戴着柳条帽，他追着一个人打，打了两棍子之后，他才知道那个他那棍子头上是带钉子的。后来那校医说这个。 人没救了，是，他就完全呐，这个一盆凉水兜头。这就我刚才说的嘛，年轻人的勇气是因为他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啊呀，他刀子下去不知道这这这个人会死的。哎哎，那那会儿太平天国啊，就很多农民起义革革命队伍都是 teenage 十几岁的孩子，他不怕死的，他不知道什么是死，哎，什么是痛，他都都都都都不管的。 呀，所以我想，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张年轻人的作用。年轻人的，无论是是所谓正能量、负能量，不能夸张。在美剧里面，它有点夸张，嗯，就是那种老老青之间那种戏剧性的的这个对立转变什么这种剧情，它它它有点夸张。但是呢，我看美剧，为什么它会让我觉得跟我在那儿日常经验非常契合？啊，是契合的，绝对契合，绝对是就从生活中来，哎。 略高于生活，所以这这个时候虚构的力量和现实的力量就就就，我觉得它衔接的很好。嗯，我主要佩服就是他怎么可以拍这些？嗯，他他是个想象力不受管束的一个国家。嗯，对。哎，然后是想象力没关系，你可以想象，你甚至可以拍。问题是怎么可以供应？ 是，因为我现在长期待在这个这个空间， <laughs> 对，我不能想象，不可思议，怎么可以这样办？这就等于国家安全局的结果是个精神分裂症，哎，这个绝对是可以的。比如说，光从去年到今年，呃，起码就有三部电影是描述白宫被轰炸了，总统一空军一号被打下来了。 然后总统被劫持，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他把所有国家首脑描绘成都很阴暗、坏透了，就是。这个这个很多嘛，就是 <laughs> 我觉得我们，我觉得这就就符合我们上讲那个讲法，就是说，呃，全世界人民都会觉得美国人他们绝对可以拍这样的戏，而我们都觉得他们的首脑果然都坏透了，白宫是随时要被攻破的，总统随时是个混账，怎样？ 但是全世界人都不会这样子看自己的国家， <laughs> 这就冷战那个笑话，你听过没有？就是，就是说这个。 呃，美国人跟苏联人聊天说：“你看，我们都有言论自由，我们一天到晚可以骂总统。”然后苏联人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一天到晚骂你们总统。 <laughs> ” <laughs> 你知道这个故事谁？这故事好像是里根跟戈尔巴乔夫说的， <laughs> 是吧？我估计斯诺登就是看国土安全看多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嗯，这个美国这个，他也真的能够运行不备，这个很奇怪。照咱们感觉，你这个电影。 这个一切的创作文化影响人心呐。嗯。你把总统说的这么坏，嗯。这怎么可能？大家对总统还尊敬。可是你看，在美国好莱坞就这样拍。可是奥巴马选的时候一样，那家伙无数人崇拜，认认真真的投票。他这个。是不要我说呢，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国民。嗯。一个这成熟的国家文化就可以做这件事情。他知道电影是电影。 现实是现实，转化为影剧以后，它又变成一种，其实是另外一种平衡。嗯，你你你觉得是？吗而且我觉得美国还有一个特点，就你刚才讲，美国有某种的呃仪式感。嗯，因为仪式感，比如说你说尊敬总统，比如说你刚才讲说，他到最后那个权威还是很清楚，总统就是总统，层级很清楚。嗯，有一点非常奇特，就是我我也是看了一个英国的作家写，我才意识到，就你们注意美剧里面叫总统。 比如说当年白宫群英也这样，哎，你跟他再好的哥们，嗯，你帮他竞选，嗯，本来兄弟，比如说你今天当上总统了，哎，但是一当上总统那天开始，我叫你就叫做总统先生，不再叫你文涛了，是这样的嘛，对不对？那我就看一个英国作家， <laughs> 他说他也是去了美国之后，他赫然发现为什么美国人连一个议员啊，一个参议员来都叫 Mr. Senator，嗯，Mr. 什么 Congressman，他说在英国。 嗯，反而是比较平等的。任何首相啊，什么都叫什么什么先生，就算不会叫你的职称的。嗯，在英国只会叫什么？假如你是封爵了，嗯，叫你什么什么爵士，对不对？是。 <laughs> 那平常任何政治人物，你首相也好，部长也好，没人叫你 m r Prime Minister，就叫你 m r Cameron，金马伦、先先生啊什么，就这么喊。他说：“为什么美国明明这么年轻的国家，理论上应该是英国人会比较喜欢喊人？” 职称呢，或者什么？他说不，反而美国人会。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说美国反而是个特别重视职称仪式感、对制度更敏感的一个国家。我觉得这点很特别。他一方面你可以说他可以很反权威，但是那个权威的形式，他很在乎。咱们是尊卑，他们是有尊重。 人与人之间，哎，还还还还有一个北国有些地方跟中国蛮像的，嗯，在官僚文化上，嗯，不是指官僚主义，而是指。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前月，然后，然后一定要一定要强调。